锵锵三人行。 友婷，作为大陆新娘啊，就是你对于这个大陆的现在的，但他不是大陆，他是大陆新娘， <laughs> <laughs> 但是即将是吗？即将，即将想做。就是未来有机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两两地的法律，我们得好好熟读一下。咱咱咱咱们不都收了《江南春》了吗？对对对对对， <laughs> 再收一个。对对，这个这个又婷有时候也有点这个暗示哈，所以大陆的那些虎狼世界们，这家伙蠢蠢都欲动。对。但是研究一下大陆的法律，你弄清楚了吗？ 弄清楚了，现在有一个最高法院关于婚姻的法的最新解释，是你看这解释开心了吧？就觉得你每次说婚姻就是对男人最不利，现在没有了，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出来，对男人超有利。哎，为什么？快跟跟你们 <laughs> 同胞们说一说。因为就不管你婚前婚后，只要你出钱买房。 离婚后还是你的，就女生分不到任何的一个好处。呃，对，就说粗糙的讲是这样啊，就是就是为了杜绝以后大家为了房子来结婚，骗婚没错 <laughs> 没错。我是认真的，你看我还研研究，我认真的这个研究了一下，我得说呢，这个我因为很多人攻击啊，很多人说这个法特别的这个不好，对吧？我觉得呢。 它也有合理性， <laughs> 你知道吗？ <laughs> 就是你看从哪个地方来讲，是是是， <laughs> 就是说啊，结婚前一方买的房子，嗯，而且房款全付清的，这个就是你个人婚前财产。你们离婚的时候，你的还是你的，他的还是他的，不参与这个共同分配的。现在他这个司法解释说什么呢？不管婚前婚后，如果是父母出钱买的房，登记在子女名下，就好比。 是呃，公公婆婆给自己的儿子，就给你给给他们的儿子买的房，也登记在呃文道的名下啊。那么认定为文道的个人财产，不是你跟他夫妻的共有财产。也就是说，你们离婚的时候，他分不着这个房子的钱。你看啊，婚前买的房子，婚后房子的升值部分跟配偶没有关系。是说房子升值了，他也不享受这个，对吧？然后呢，这个。 如果是婚前你交的首期是呃登记在你的名下是，但是呢你们两个共同还贷是，那么结婚了嘛共同还贷的情况，如果要离婚怎么办？我觉得有个合理性就是说那当然了离婚就算细账，你供了多少全还给你是呃但是这个房子呢你掏首期登记在你名下就还是你的嗯哎你看林林总总吧就这么一些对他们说呢说这个是。 对女人的权益的极大的这个呃侵犯是有人说这个司法解释出来以后，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就是结婚之后男方就是房东， <laughs> 我们就是女方就是房客住进去而已。这个离婚之后我就走了，就是拍拍屁股把东西搬走而已，什么东西也不没带走。而且在这国外，通常这个婚姻法不是应该是要保障相对弱法律，应该是通常是相对弱势一点，因为我结婚了，通常或者是说应该要一半。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生结婚之后呢，我可能因为这样子，为了照顾家庭、步入步入家庭，我就不要工作了。我没有失去生产力，所以，我这结婚不管五年、十年、是二十年的时间，我是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呃打扫家庭啊、带小孩。那二十年之后，我突然这个婚姻结束了，我什么都没有，归零啊！对，这个概念基本上就是你结婚的意思，就是你搬进一个人家里面，当他女佣跟细 <laughs> 奴。 <laughs> 然后，然后之后，干完了他他爽完了他觉得你还不付钱，人老珠黄了就把你踢出去，再换一个。是这个概念会是这样子的法律？当然你真要起来他。现在有人在微博上 <laughs> 说这个法叫什么呢？男人白睡姑娘法。因为还有一条，就是说这个包二奶的小三的哈，我再说我不是歧视的称呼啊，就是说，呃，过去好像有一个什么呢？ 不结婚同居啊，也有个补偿条款。是，呃，然后最新的婚姻法就把这个条款取消了。是，为什么我说它有合理性呢？那么他说，我既然不承认你这个东西，我为什么又允许你存在这个补偿条款呢？所以就取消了。但是这个取消本身会造成一个什么呢？就说你小三儿啊，将来俩人分了手。 你还想分男的财产？那更没没没戏了，绝绝就绝对没戏嘛。所以他们就说是，那不白睡了吗？什么也图不着。哎，可是又听，我觉得啊，这么多的丈母娘现在就群起而就造反了，都到妇联去了，就是说反对啊。 <laughs> 哎，我有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 就有点像那个孟子啊，见那个谁啊，梁惠王还是齐王，我就忘了。那个国王就说：“哎，何必约利啊？”对对对，你你你来，你对将什么有利于我国有什么招吗？孟子就说：“大王何必约利呀？你看你这个地方，哎，你们的这种反对，正好就证明了大家戳破了婚姻的这个虚伪的假面具。” 你你明白吗？不是不是，这个解释法先把女人妖魔化了，你先把她有个预设的立场在那，你才会有这样的解释出来啊！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照呃西洋或者是国外，照理说一个婚姻法，它就是法律应该保障弱势的话，那它就是照理说你不会有这种带着结婚去骗一栋房或者是骗一份财产的心情。你们就是真爱相处，只是说在这个爱情很遗憾，在最后没有办法真的一辈子的时候呢，我能保障实质在呃物质上。 给予弱势的一方予以一些保障，不是这样吗？在社会的弱势群体，他本来就是不工作，还可以拿社会补贴，你也不会说他乱领啊。所以你看，女人为什么要结婚？她不要同居，这个里边哎，有别的很多原因，至少有一条就是。 结婚比同居相比啊，还能得到一个，要是不好，至少还能得到一点物质的补偿。是，如果我不拿房子也行。那如果我在这个你们家干了十年的这个家务，那离婚之后你是要也来我家做十年的家务？那你是我的比较公平？你是我的妻子还是我的保姆呢？你又把自己当成什么了呢？对对。不是，因为这里面还牵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说。 呃，过去我们认为婚姻跟同居有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呢是进入一种独特的社会契约跟法律契约状态，在这个契约底下，其实真的是有个交换关系的。哎，那这个交换里面呢，就包括我们过去呢平常太低估了一个妻子或者一个家庭主妇在这整个家的构建过程里面付出的劳动。嗯嗯嗯。呃，男人可以说我赚钱养家，但是女人的这个带孩子。啊、 维持一个家庭的状态，这里面也对这个家的经营有很大的帮助。那关于这一块东西，他该得到什么？然后关于这个所谓的财产，因为过去理解的婚姻状态是什么呢？就是说两个人只要结婚了。 除非你们签某种的婚前的协定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财产就被认为他们是共同形成一个单位了。嗯，就共同形成一个单位了。嗯，就不再是两个独立的单位。那现在这个做法就等于你们离婚之后就回复到，就好像假设你们就算结婚都还是你是你一个单位，他是一个单位，你懂我意思吧？我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 我们很快看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就不结婚了，以后就干脆同居嘛。那你跟同居有什么分别呢？他但是他们说了，也有一个积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呃，去除了现在的这种丈母娘经济，就要求非你得给我买房，我女儿才能嫁给你。说这个对这个观念也能破除一点。对，因为现在就是说买了房怎么着？买了房也不是你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吧，人都是活的啊。嗯。他法律怎么定？ 那大不了就是咱结婚的时候说好，这房子变成咱们两个共有的名字，不就全解决了吗？是是，对吗？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可是如果一进入刚才你说的那个状态啊，就是说到家呃，我们两个共同如果结婚前可以先说好，说现在我原来有套房子，你这样进来了，我把这个房子的名字呢为改写成就两个人共同分享，是吧？可以这样。 但是结果这么一搞，会变成什么？就变成所有婚姻，就像你刚才讲，那就必须约立了，而且是很赤裸。你想想看，过去结婚大家是不用名言的，比如说一个女的，如果她真的以后全心做家庭主妇，而且不工作，她现在嫁进来这个家庭里面，然后分你这个房子。但现在变成呢，是每次结婚前她必须搞，哎，要结婚行，这个先拿出来，名字写谁的？你现在这房子。 就变成所有东西就很明码实价，先事先计算。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我支持呢？ <laughs> 我没有，我我因为我是男人对吧？我不是说我我我说它有合理性啊，有合理性，我我想到了这个历史上的很多东西，你知道吗？我想到了共产党。当然，这个法律啊不是共产党定的，是最高法院啊。但是我就想起什么呢？共产党最近咱们不是七一嘛？共产党在刚刚创立的时候啊是非常新锐的。 在很多方面，比如说男女关系、自由恋爱、结婚离婚这种方面啊，是当时年代里非常新锐的这么一种一种人呢，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啊，咱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的这个婚姻法，啊我都认为啊，指示了某种啊超未来的方向，因为我对于人类婚姻的超未来的预测呀，就是这样的，情啊会越来越淡的。 然后事情啊会要说的越来越清楚的。与此同时呢，是人在婚姻中的独立性啊，就越来越强的，嗯越来越强的。也就是说，呃，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看他这个法法律啊，有某种暗示作用啊。它暗示什么呢？就是说，你还要当传统型的贤妻良母，这事儿恐怕不大靠谱。嗯，那你们可能你慢慢的就要变成幼婷这种，就是说我自己有收入。 我自己能供房子，或者我自己什么。那么我们在家庭当中，哎，我们在家庭当中讲分工，呃，不讲什么女男主外啊，女主内，我就是。可是男主外女主内也也是一种分工啊。 这就是形成一个单位当中的，就是大家必定有所牺牲。所以照理说，本来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team，我常说这个婚姻是一个呃，我们就像是一个队员一样，你主你会攻，那我就守喽；我会攻，那你就守喽。只是说在中国，所以我只能说这个法是太中国了，就是在中国的国情里面呢，通常是男主外。 如果我今天主外，男生在家里面，今天这个呃，我供了房，那你分不到，你会不会也觉得不公平呢？就是说，这只是说在这里又是我们男权比较高涨的情况，所以就觉得哦，这个。 要照顾一下男生，不要被骗掉。而且还有我要说啊，离婚我分了你一点钱，你得到了自由。请问一下，你被骗掉什么啊？ <laughs> 怎么会有这种 <laughs> 自由诚可贵，爱爱情成为自由价更高，不是吗？就是太多国外的这些明星，恨不得就是好几亿的美金都给你吧，我赶快脱离这种大家吵吵闹闹的日子，我赶快展开新生活。 <laughs> 你这个话真是这种感觉不是？友婷，你这个话说的法官法官都都能掉眼泪啊，你知道吗？确实是分你点钱怎么？ 么了，你个大男人，你看这，这说你都自由了，我放你走了，分 <laughs> 你点钱，怎么搞以后就怎么搞，对呀，你你在委屈什么？ <laughs> 你是觉得这过去好说的传统上讲，我们都会觉得说，一个女人所谓要独立的意思，或者尊重女性，她应该变成一个工作女性。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说法过去是太贬视家庭主妇。就我觉得一个人出来打工，自己有份独立的工作、职业收入，我讲女人啊，这很值得尊重。 但同样的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这也是个工作，只不过这种工作我们过去很少记酬酬劳而已。嗯，我们以为这是个无酬的义务劳动，好像应该的，其实它不一定是那么应该的。对。那么，但是我觉得这个法呢，就像你讲的，它很合，就像你们两个讲，很合中国国情。我们要知道，共产党建政以来啊，就中国建国的时候，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段子了。就中新中国第一条法就是婚姻法。 而且，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clears throat> 我跟你说，跟台湾还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男女平等这件事儿上是举世闻名的，是呃，以至于大陆女性，我认为到现在都找不着范儿，你知道吗？她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么一段，就是女人就跟女民女女民兵一样，那么一个时期，当然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啊。你比如说我父母亲。 一定是年龄相近的，甚至我妈妈还会比我爸爸大个两三岁，都非常正常，很常见。都而且呢，一定是双职工，一定是双职工，对吧？收入都差不多的，是共同担负经济负担，这个共同的做家务。真的，你像美国，在我们看来啊，那都有很多职业妇女一生孩子就回家了，做专职的。 家庭主妇，在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都是双职工，嗯，非常少的，怎么可能一家里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女的就在家，嗯，做这个？可是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就最近这十来年又一切都回来了，嗯，就过去我们这个很先进的，这个举世知名的，过去很多国际上别的国家。 这个的女性主义者觉得中国很牛的，觉得中国很好的，中国女性地位很崇高的，结果现在一下又全搞回来。这就是我跟你全回来。这我跟你说，这就是万恶的万恶的这个钱呢，钱出现了，你知道吗？差别出现了。我们过去呢，至少是在基层群众吧，一样的穷，你知道吗？到现在。 所以女生想工作，我们也想要这栋房，但是在女生的工作职场上面，我挣不到男人的钱的话呢，这个机会不高，所以我只能到最后，我希望跟你拥有同样的物质生活，搞搞得大家变成说我只能嫁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相反，如果我们在讲到物好，我也可以出来工作，那我今天是不是跟你们有一样的竞争空间，让我可以跟你赚到一样的钱？那。 是不是这个婚姻法另外要定个法？对，所以我就说，劳工法，我得要保障女人有这样的收入。对，为什么今天中国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就前几年记不记得湖南不是招考女公务员 <laughs> 要双乳对称的事儿？ <laughs> 是吗？你你不记得这事？闹很厉害吗？说我们一定要考女公务员，这什么公务员？怎么要双乳对称？这什么概念？嗯，中国很多这种莫名其妙的关于女性的歧视，就觉得你一个女的进来。 工作来职场里面工作，到到政府单位里面办事，你就活该是要受到某种比较不好的待遇，这是怎么回事？哎呦，最近那不是又出了个案子吗？哪个出事儿的？西南贵州好像什么地方的一个副县长，是，一个贪官给抓着了。第一个交代的就是搞女人的问题嘛，说搞了几十个，搞了几十个，然后全县的女干部都去看医院，你知道吗？因为说发现在他身上发现了不止一种性病。 甚至有谣传，可能是谣传，说他有艾滋病。结果呢，那个他就是上上床的都是女干部、女教师，说现在全县的全 <laughs> 县女干部、女教师都去医院检查。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我就老说啊，这个人类是特别虚伪的，你知道吗？比如说。 呃，都在说什么？女的要说跟谁结婚呢？都说下嫁，对不对？可实际上都是高攀呢，嗯，对不对？那女的大部分来讲，都要找收入比她高的、地位什么比她高的，所以你这个差别啊，不就产生了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最近钟丽缇不是接受了这个《明报周刊》专访，她说她离婚了。呃，原因是什么？她说因为我是钟丽缇，所以我还是要说一句，钟丽缇多多么。 为什么她老公要离婚？她说因为就是男性的自尊，在这个家庭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伸张，在外面大家都觉得你是中立体老公，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久了两个人感情不好。所以我们说，女生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不允许比你强啊。 你一直说我们一直去找比我们强，因为我们不允许比你强。我找一个比我强，我不容易幸福。因为男生的这种雄性就觉得我就是要比较厉害啊，你就是我就是要当你偶像啊。所以你知道这是有种被逼迫。如果我想要幸福或希望你，你就是要乖一点，你就是要弱势一些，你就是要柔软一些，你就是不可以带给一个房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结婚？不过没关系，姐妹，我告诉你， <laughs> 这个你们女人的好日子很快就要到来。怎么说呢？现在全世界的统计。 都发现，所有发达国家里面，在任何的大学的入学率里面，都是女性高于男性。嗯嗯嗯。从中学到大学一路成绩表现，都是女性高于男性。嗯。按照这个趋势演化下去，将来在职场上面，优秀的工作、好的工作也都是女性多于男性。女人统治男人，母系社会就要来临了。对呀对呀对呀，比《星星星球》来的还要早。 <laughs> 你以为呀？到时候你们就更累了。 你可不知道男人的苦，你知道吗？男人。自有担子总算了，男男人自有男人的压力啊！你老说这个女主内啊，家庭主妇啊，我跟你说，我听他的妻子们也都是说，丈夫的压力比他大，他自己知道，是家务活也很劳累，可是。 跟男人在外边，那家伙外边是虎狼世界呀，承受的这个压力，谁早死啊？ <laughs> 这都是男的早死啊，你知道吗？女，哎，而且说你刚才讲这个家务劳动啊，我觉得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嗯，就说他怎么量化？嗯，其实亲兄弟明算账，我看这社会基本上是向这方向发展的。嗯，亲夫妻将来也得明算账，但是一算账啊。 家务这块劳动是可以量化的，很多国家都在量化。北欧很多国家，因为他们他们是要求这个女性有北欧好几个国家是女性做家务是付给薪水的，或者甚至有时候是国家补贴的啊，所以它是必须要量化。那么量化能够计算出来，能够计算出来女人的家务劳动在整个 GDP 里面占了多少，是相当高的，岁数是相当高的，它是能量化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啊。 将来会走向一个量化的时代，因为我觉得其实中国社会啊是特别家的，就咱们是家呀，是咱们的一个很多公司啊，你仔细大家都了解，跟个家庭一样，不像西方那样。但是你知道，包括我们中国人这个朋友圈子，人与人的关系，都反映咱们这种家的文化，就家呀。可是我现在觉得啊，有点累了。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这种分不清楚啊，人际之间呢，你跟你的单位之间呢，你跟你的家庭之间啊，搭出去的这个精力、时间和成本呢，有点高。其实我就觉得，可能分清楚是不是制度化好过。我啊，其实是喜欢中国人这一套的，真的，我到现在也是喜欢讲感情，对吧？讲这个，可是我现在发现呢太累了。为什么我们得不了诺贝尔奖？ <laughs> 我们太多的精力啊，耗费在这个上面。 啊，一个一个有些能量的人呢，他其实还不如你跟他说清楚。这样的话，咱们不需要围这个人儿啊，围这个人儿啊，太累了。嗯、您您不觉得吗？就回归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感情太浓腻反而容易这个断裂，没错，或者是造成压力。应该是大家就是保持距离，保持一某一定的空间跟距离。按说我觉得夫妻之间就两样，我觉得一样就是啊，相信咱们男人一般，当然一般男人是钱多一点啊，相信男人的气节。 对吧？你比如说净身出户，我身边很多男朋友，不管是结婚还是小三儿，还是同居，那真的全给你。哎，我去，就就我觉得，要不就相信这个义，它比法律还强，对吧？就是这没有情，但是咱们有就你的意思说，我们可以不管这个法，但是我们造成一种社会压力。这个社会压力就是，但凡一个男的，虽然将来依据这个新的法律解释跟这个老婆离婚，房子归他。 但是如果他真还这么干了，嗯，就把这个老婆丢在街上不管了，或小三丢在街上不管了，我们全社会谴责他，起码让他不在这个男人社群里面，比如说什么俱乐部、会所里面把他赶出去， <laughs> 是这个意思，是当然你也不要相信男人会要脸，对吧？没错，重点就在这。不要脸，突然间，突然间这情绪被人抬的挺高， <laughs> 到这边我就我就整个就无了。只只有我们这样的哎，那个谁啊，优婷啊，我们只有这个硕果仅存的，大部分男人我劝你。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